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零三集。洛涵今日早晨醒来后，睁眼看到典雅繁复的刺绣帐顶，身上盖着彩霞织成的云被，身下是用一整块白灵玉雕成的床榻。 洛寒揉着眼睛站起来，地上是用白玉铺成的地板，即便是赤脚踩在上面也不怕冷。洛寒推开窗户，阳光和草木清香一起涌到他身边。有钱真好，真的！天宫从头到尾散发着一股金钱的气息，宫殿恢宏大气，花园奇花异卉，屋子里桌椅、地板、器皿等全都是白色的。 脏了或者旧了就直接扔掉，有钱人从来不考虑维修之类的事情。维曼一季一换，灿若云霞。事实上，这些锦绣也确实由云霞之成。洛寒借助天宫的第六天，内心已严重被金钱腐蚀，并且隐隐生出不想离开的念头。洛寒他们四人虽然住在一个大套院内。 其实每人各住一个院子，院子里小花园、正房、厢房俱全，独门独户，互不影响。最外面是一个大园子，草木、水池、假山应有尽有，隔而不断，将四人的院落连成一个整体。洛寒日常感叹完金钱的魅力，然后就更衣洗漱，去花园里散步。公共区域的花园极大，说是个公园都不为过。 洛寒出去时，正好遇到林青霄练剑，不过看样子他已经快要练完了。林青霄每日雷打不动练剑两个时辰，如果洛寒起得早，正好能赶上林青霄练剑的尾巴。你看，学霸和学渣之间的鸿沟就是如此宽阔。洛寒站在回廊上欣赏林青霄练剑，他的剑纤薄修长。 连他的攻击路数也是走快及刚的路子。林青霄剑尖一挑，水池中掀起道道水柱，落下时倏地变成一粒粒冰棱，冰棱悬浮在空中，仿佛时间都暂停了。然而给人的感觉慢，事实上这些冰棱落下的速度是照常的。林青霄剑尖扫过，每一颗六边形的冰棱都被切成完全对称的两半 落到水面时，又忽然变成了水珠。非但要接住每一滴落下的冰冷，还要将其对称抛开，这样的速度和精准度相当了得。林青霄收剑后，洛寒立刻鼓掌。好。林青霄早就看到他了，他收剑入鞘，慢慢走过来。你今日又起迟了。他用的不是问号，而是陈述句。洛寒呼了口气。 哎，对，最近又没什么事，放假时间睡到辰时也不算过分吧。有风吹过，一株巨大的会发光的树速速落下许多花瓣，有几瓣落在洛寒头上，如星辰坠落到他发间，一闪一闪的亮着光。林清霄看到，很自然的伸手替他摘花瓣。洛寒本能躲了一下，林清霄低声说：“别动。” 可还是晚了，他有一缕头发刚好卡在林青霄袖扣上，洛寒被揪到头发，嘶了一声，立刻去拉发丝儿。然而他越拉，头发缠得越死，最后林青霄不得不握住他的手腕，说：“你别动。”洛寒头发被缠住，完全不敢动。林青霄怕扯痛他，抬起来的那只手也不敢大动，只能用另一只手给他解头发。 因为头发的缘故，林青霄得靠近了仔细看。洛寒又僵硬着脖子，从某个特定角度看很容易误会。天宇星君被震了一下，他刚刚进门还没出声，就看到林青霄低头靠近洛寒，洛寒也没有动。从他这个角度看，真的很像亲吻，他都怔住了，一时间不知该进该退。 林青霄不愧是握剑的人呐，手指极其灵巧。他察觉到来人，赶紧把洛寒头发解开，然后收回手，后退一步，说：“天宇星君，刚刚有花瓣落在他头上，我在为他挑碎花瓣。”天宇星君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懂。他虽然尚未成婚，但是并非没有经验。捡什么花瓣需要靠那么近呢？”天宇星君懂的。 林青霄觉得天宇星君大概误会了，当即又解释说：“真的只是简花吧。”天宇星君一副了然的样子，看着林青霄不说话。林青霄被这样的目光看得极为尴尬。其实真的只是拿片落花而已。天宇星君到底误会了什么呀？洛寒把自己被勾出来的发丝整理好，然后向天宇星君问好：“星君早上好。”“早。” 天宇星君点头，然后示意他们过来坐。你们也坐，我有事和你们说。林青霄放弃辩解了，跟着洛寒一同坐到玉桌旁。天宇星君说道：“天书院的方案出来了。真君翻遍天书院藏书，找到一卷阵法残卷，里面记载了一种特殊阵法。这种阵法是天然磁场，能吸引石头，想来对镇魔石也是有效的。” 只不过这种阵法只有淮阴岛才有，所以真君打算在淮阴岛设阵，制作一个专门吸引镇魔石的阵法，诱导吞元兽将镇魔石吐出来。洛寒听到，点头。这个方案听起来可行。天书院的阵法，大能想出来的主意总不会差。洛寒闻弦歌而知雅意，所以那天我们也需要陪着吞元兽去淮阴岛。没错。 天宇星君说：“施法必须要吞元兽配合，吞元兽比较随性，唯有你们两人在的时候，他能安稳些。”洛涵一口应下：“好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自作主张将吞元兽带离希尔米海，自然有义务保证他不惹事。淮阴岛我会陪着吞元兽一起去。”林清霄说：“我也去，你们愿意走一趟？” 这再好不过。时间暂定五日后四时整，到时候会有人来院门口接你们，你们无需准备什么，只需跟着走一趟即可。洛寒应好。天宇星君说完，回头看了看四周，忽然抬手设了个结界，脸色也严肃起来。我今日来，还有一事要告诉你们。洛寒已经猜到是什么事情了，他正色道：“星君，请讲。” 诛仙石的事，我已报告给天帝，天帝对此非常重视。如今天帝还在闭关，等陛下出关后，他会亲自过问此事。你们是诛仙石的直接经手人，到时候可能会有人来找你们问话。他们正说着话，门口禁制被人碰响，一行穿着白衣的使者靠近，施施然对着他们三人行礼：“天宇行君，林二公子。” 乐姑娘，天宇星君在看到这一行人的时候就站起身来。洛寒一见天宇星君的表情，就知道这些人身份不凡，也跟着站起来。天宇星君回礼，肃穆道：“白彪星君安好，可是陛下有召。”洛寒吃了一惊，听天宇星君的话音，这行人竟然是天帝身边的人。为首的白彪星君端着标准的笑意说。 并非诏书，不过是随便说说话而已。天域星君不必紧张。敢问哪位是发现诛仙石之人？林青霄极轻极快地瞥了洛寒一眼，洛寒轻轻摇头。林青霄了然，回头说：“是我，原来是林二公子。”白彪星君含着笑说：“陛下有些话想问，请二公子。” 随我走一趟吧。天宇星君没料到，他正在说这件事天帝就派人过来了。面见天帝可不是小事天宇星君想要陪林青霄一起去，林青霄第一次来天宫，还不认识玉清宫，我就带你过去吧。天宇星君止步，白彪星君还是那副笑模样，但是说出来的话却毫无商量的余地。陛下刚刚出关，不喜喧闹。 小仙带着灵二公子就好。林青霄见状说：“多谢天宇星君好意，我一人足矣，不敢劳烦星君。”天宇星君没话了，只能应下。林青霄回过身，对着白彪星君颔首：“有劳白彪星君带路。”白彪星君轻轻一笑：“灵二公子，请。”林青霄很快跟着白彪星君离去。 天羽星君看着他们离去的方向，微叹了口气。洛寒低声问：“天羽星君是在担心林清霄天羽星君一怔，连忙说：“担心说不上，只是忧心他第一次面见天帝出岔子而已。”去面圣，谁敢说不担心呢？洛寒见天羽星君太紧张了，安慰说：“仙君尽可放心，他办事沉稳，胆大心细，不会有事的。” 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这么想了。天宇星君发现洛寒一点都不紧张，感到十分好奇。天帝在六界中至高无上，你听到林清霄去见天帝，为何并不紧张？何止是不紧张啊！洛寒的态度说得上毫不在意，仿佛他早就料到了，故而完全不意外。洛寒才意识到他有点太放松了，他知道林清霄日后的高度。 故而不觉得他去见天帝有什么稀奇，可是，在别人眼里却不是这样的。洛寒立刻低头掩住脸上神色，我并不是不紧张，只是太信任他了。对了，星君，我有一事要和你说。天宇星君见洛寒表情认真，他也渐渐严肃起来。洛寒眼睛战战认真的望着天宇星君。前几日星君在忙，我不方便打扰。 便压下未提。今日星君有空暇，我便斗胆占用星君片刻时间，不知星君允否？什么事？我想和星君说说林清霄、林重玉的事情。洛寒坐下，亲手给天宇星君倒了杯茶。想必您已经知道，他们二人从小被父亲替换。我今日要说的是在希尔迷海里发生的事情。那日我们围攻吞元兽时，现场发生了一些意外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